儿子啊，当你结婚后，我和你不再是一家人。一位六十岁妈妈写给新婚儿子的信，点醒了无数人，很有智慧的母亲。我已经五十多岁，时光须臾，转眼已是半百年纪。回想起这些年的生活，只觉得百感交集。说实话，人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也什么都见识过了，自己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，不愿意再让孩子承受。 而婚姻应该算得上是人生最难的一场修行。亲爱的儿子，忽然给你写信，一定很意外吧？但是有些话我只能在书信里面和你说。前几天你与儿媳的争吵，妈妈在门外都听见了。你也不要怪她，虽然她与你一样都叫我妈妈，但我毕竟不是她的母亲。你可以在我面前随意，她却是不敢的。 昨天我洗衣服的时候，顺便就把你们的脏衣服丢在里面了。我在门外听到媳妇对你说：“你妈又把我的衣服洗了。”我看着阳台上的贴身衣物，尴尬病都要犯了，隐私全没了。你妈来了之后，你整个人都懒了，我都不敢喊你做事，怕你妈对我有什么看法。不好意思，我过来这几天一直很谨慎，没想到还是做错了事。儿子，不要去责怪你的媳妇，请不要怪她不孝顺。 虽然妈妈听到这些话确实有点不高兴，但还是要对你说，媳妇是对的。如果我是她，我也会和丈夫抱怨的。今天是你们结婚的第七天，妈妈过来照顾你们新婚小两口，看看你们的新房。已经来了一周了，明天就准备回去了。你爸报了夕阳旅行团，过两天就要出发了。趁着自己还能走得动，准备拿自己的退休金去这个世界看看。在旅游前，妈妈有三句话想要对你说。 第一句，结婚之后，我和你不再是一家人。儿子，读到这里不要惊讶。妈妈说这句话，并非是要离你而去。你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家庭，你和你妻子就是一家人。我和你爸爸是一家人。你已经二十八岁，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。妈妈甚至要点起脚才能碰到你的头。但妈妈不得不渐渐退出你的生活，因为如果继续插入你们家，对你。 对你媳妇对我都不好，母亲要是真正为孩子好，就一定要学会体面的退出。不愿意放手的母亲，与其说他们是爱孩子，不如说他们是想继续掌控。如果你想我了，我会来你家玩小住一段时日，每天给你做你最喜欢的豆腐蒸肉。但儿子，请你千万要记住，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。我只是过来暂住，你和你的妻子才是一家人。第二句，结婚之后。 爱你的孩子之前，请先爱你的妻子。当年妈妈生下你后，你父亲高兴的几宿睡不着。你刚生下来时很丑，小脸皱巴巴的，眼睛都睁不开。但看着你，我们就像看见了世界上最漂亮的珍宝。第一次当妈妈，才知道带孩子有多累。你爸爸白天要上班，妈妈得给你洗衣服、洗尿布、做饭、洗刷餐具、奶瓶。 但看着你，我就觉得日子无比充实。将来你们有了孩子，媳妇一定会把更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。带孩子真的很累，必要时妈妈也会过去帮帮忙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妈妈希望你和妻子一起带孩子，哪怕上班再累，能在下班时抱抱孩子，和孩子说说话就已经够了。有孩子之后，你们很容易就把注意力全放到孩子身上，但妈妈还要说，请不要忘记爱你的妻子。 一个被爱着的女人和别的女人是不一样的，她的心情会愉悦，她的笑容会舒爽，她会更爱这个家，更爱自己的家人。一个好的家庭一定是爸爸爱妈妈，爸爸和妈妈一起爱孩子，夫妻关系要凌驾在一切关系之上。妈妈爱孩子超过了丈夫，或者爸爸爱孩子超过了妻子，这样对家庭都是不好的。看到父母相爱，在一个好的原生家庭长大。 孩子也能学会如何去爱，如何去表达爱。最近有一句话很好：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第三句，结婚之后，妻子才是你最重要的家人。你还记得吗？之前你们小两口在沙发上陪我看电视时，儿媳问你，如果我和他同时掉进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妈妈想要告诉你。 请你先救你的妻子，妈妈掉水里面，你爸爸会救我的。人生就是不断失去的过程，最重要的人都会先后离你而去，所以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妈妈已经快六十岁了，总有一天我会老得走不动，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离你先去。你的孩子将来也会找到自己的伴侣，就像你离开妈妈身边一样。只有你的妻子。 才能陪着你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，他才是你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所以你一定要比爱妈妈更爱自己的妻子，把她放到最重要的位置，彼此扶持，相互真爱。我们母子之间是一场深厚的缘分，我不用你替我争脸，更不用帮我养老，只要你幸福快乐就够了。虽然从此之后聚少离多，但妈妈没有走太远，我会一直看着你，祝福你。